这个地方是个宝山，这个上海也有个宝山的，嗯，上海那个宝山跟高务寺这个宝山不一样，上海那个宝山有名无实，高务寺这个宝山。 有名，又有实 <clears throat> 每个人进入这个宝山，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不能够空手而回呀。 抢宝抢不到，抢两块香板也是好的，那也是宝嘛。打两块香板，名字上叫做打警车，就是提醒我们时时刻刻的不能够离开自己的本山话头。 那这个话头，话头。那出发员，出发心用功的人要铸道因缘呐，啊！你看禅堂，处处是铸道因缘。那大两块香板。 那叫做法供养。既然是法供养，那不是襁褓是什么呢？襁褓你可不能够做事项会。高门寺这个禅堂里向什么都没有，啊，除了人以外，就是空空荡荡的一间房子。 这宝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这个宝要是给你看见，就是你抢到的，那也是假的啊！你既不得得意，非真呐。 古人讲的：“抢宝在什么地方抢的这个宝不是在外面啊，而是每一个人自己本身有无量的宝藏， <coughs> 人人都有无量的宝藏。” 可是每个人呢，有的时候还不晓得，我这穷的不得了，哪里有个宝藏啊？嗯，这正如古人所讲的：“坐在饭箩里，下快饿死了。”啊，哪里有宝藏呢？ 那么，对于一个消佛的人，这是起码的道理，人人都应该了解，嗯，人人都有个无尽宝藏，嗯，这个无尽宝藏本来不晓得，嗯，经过消佛以后，晓得了人人有无价宝藏啊，啊，为什么我们现在是贫穷孤陋，无依无辜 嗯，我们常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就是人人都有宝藏，就是佛所成就的无量功德，我们都有，啊。 有是有， <clears throat> 就像我们这个大地，啊，这个地下的矿藏多的很，嗯，埋在地下，啊，有这些呢，深不可测，就是你晓得有个宝藏，这个地下有个宝藏，你还要有办法去把它开采出来啊 小法用功，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取宝要有方法，没有办法，那个宝藏还是宝藏，就看在那个里头，这不得出来。宝藏不得出来是不能够受用的。你看看，一切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我们现在的受用是什么呢？禅宗这一法讲的心地法门， <coughs> 心地法门就是宝藏，啊，心像大地一样，啊，什么东西都有。 三面佛是谁？也是修的心地法门。事实上，佛教所有的大乘法门、小乘法门，啊，都是心地法门。不过呢，这个就有一个究竟、一个不究竟的区别。 从根性上讲，我们中国人呢都是大圣根性，都是发大心的，啊，凡是消佛的人没有一个发小圣心的，没有一个是自了汉。从我们日常的行动当中，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嗯，你就是做早晚功课，他天天都在这儿发四弘誓愿。 四弘誓愿就是大乘心，啊，那个心的法门，就是要修这个心，心人人都有，啊，要论这个心的本来的面目呢，这个是清净的。 心本来是清净的，啊，由于无量劫来造业，这个心呢被污染了，那不清净了，不清净了就要修啊，啊，修行修行修什么？修行就是修心呢修什么心呢？修清净心呢啊。 修清净心，嗯，那个大智度论有这么几句话，啊，嗯，无量重罪灭，清净心常一，如是尊妙人，则能见般若，啊，他也是告诉我们呐。 要修清净心，常说的清净心是什么心？清净心就是一心，啊，一心也不可得，这个叫做清净心。清净心常一，啊，有念佛念到一心不乱，那就清净心常一啊。 参禅呢，参到成片成团的功夫，啊，也是清净心。这个清净心人人都有，由于无量劫的造业造罪，把这个清净心呢污染了、盖覆了，不能够显现，所以要修。 还有的人呢，就认为我我这个人蛮好的，我这个心蛮清净的，我也不造业，啊，说我先前不是蛮好的嘛，嗯，他就不晓得，您现在说是蛮好的，我现在我也不造业，牲口一三业我都清净，住在禅堂里像打七。 照道理说呢，应该说是清净的，身不造业，口不造业。那么心地上呢，一天到晚，啊，心心念念的参念佛是水不造业。这个身口意三业呢，都是不造业的。 你以为这个样子，你这个心就清净吗？ <coughs> 身口我们且不谈啊，这个长度上呢，归禅堂里有规矩啊。对你这个意业，你能不能够做到？ 行也好，坐也好，出入往返也好，吃饭睡觉也好，啊，一切处、一切时都有功夫在。就哪怕你做一只虾这只虾从直径。 到开静，我这个一念呢杂念都没有，一念妄想都没有，念念都与念佛是谁这个疑心相应。你有一念，离开了念佛是谁，那么你这个一念在什么地方？啊，你不是个死人呐，你是个活人呐。 既然是个活人，你这个心就会动的， <clears throat> 啊，不动则已，啊，一动，古人讲啊，提心动念，无非是业，无非是罪。 <laughs> 你怎么可以说我这个人现在是好像是是是是太平无事啊？我也不遭罪，我也不喜善，也不不思善，不思恶蛮好的。那个意思呢，就是我这不要用功就可以了。凡是消佛的人，特别是用功的人，用心的功夫的人，那个心是不能够粗的。 心要细，心细了才能够那个见到微细的地方。 <clears throat> 那你这个心粗而大致的、麻里麻糊的，啊，有些道理见不到。我们作为一个众生啊，十法界当中，我们生到这个人道里上来，啊。 那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升到人道上来，你说你没有业吗？你能够说我们有罪吗？佛法是讲因果的。我前生前世就是前一辈子我做的什么事儿？啊，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感受的果报是什么？一看就晓得。了 要想来生感受什么果报，那看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呀。净土法门，上契说，啊，业不重，不堕娑婆；念不一，不生极乐。 而且我们是业障很重的，所以生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无处乐事，啊，生生死死， <clears throat> 烦恼重重。你说没得业吗？而且我们这个三界没有落处。 啊，三界都是苦的，什么苦苦啊，坏苦、行苦，凡是我们认为是乐的，我吃得好，我开心了，啊，这是个享受；穿得好，玩得好，那是个乐，乐是坏苦啊。一个小伙子人，如果在这些个。 呃，最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那你这个向道之心呢，就有缺陷。啊，都是带业来的，所以说那个念佛的人求生西方，要讲个带业往生啊。哎，你不是我生到我这个娑婆世界，我现在做人，我这蛮清净的啊，一身清净，什么都没有，啊。 升到西方去驾轻就熟就跑了。 <clears throat> 事实上呢，不是这个，不是这么回事哪怕就是你说我今生没造业，你今生没造业，我们就啊暂且说是可以的。你前世没造业吗？啊，你无量劫来没有造业吗？嗯。 那要是那佛说啊，那我们这个业就大了，啊，从无量劫来造的这个业，那是个是不可思议的。闻到佛法，懂得道理，也晓得要了生死，晓得要离苦得乐，这是呢。 也有了觉悟了，觉悟提高了，觉悟提高了，仅仅是一个认识上头提高了。怎么样子辅助实施呢？怎么样去啊？用身体力行去做到这一点啊？就要那就要靠个人的努力。 <clears throat> 佛法讲一切唯心造，既然是一切唯心造，我们现在叫心地法门修呢，就修这个心啊。讲到这个心地法门，佛的大乘法，啊，八万四千法门，一切经教，都说的是这个心地法门。 凡是一个道理，凡这大经的一切道理，啊，不妨反复地说，啊，不断地提炼，就是把这个道理提炼的更精、更纯，啊，把这个道理时时刻刻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下，印在我们的心田上，那是有好处的，啊。 你不要说啊，这个禅堂讲话一天到晚啊车轱辘话讲过来讲过去就这么几句话，那有什么不好呢？啊，你们都换些新鲜的，哎，讲点感兴趣的啊，车轱辘话不好听啊。 <clears throat> 那么你要是念佛的人，我一天到晚不是念佛吗？ 啊，啊，就那么念一句阿弥陀佛呀，啊，一点都不新鲜。那新鲜不新鲜呢？那参禅的人，参禅的人一天到晚就参个念佛之水呀？啊，今天参也是念佛之水啊，明天还是参念佛之水讲嘛也讲这么个念佛之水翻来覆去把我耳朵都讲一他了，啊。 世间人呢，就欢喜新鲜，这个新鲜就有毛病啦。嗯大乘法门，你看佛说这个大乘法门，大乘法门既然是个大乘，说来说去，啊，都是说的这么一个道理，啊，前圣所指。 万圣所归都指的这么个道理，但是说呢，是诸佛菩萨有善巧方便啊，嗯，有善巧方便呢， <clears throat> 说来说去，万变不离其宗，都要归心。 如果这个法门与我的心不相关，那这个法门我们就不敢领教了。嗯，心外求法啊，啊，心外求法，说的好听一点，这 <clears throat> 个外道，嗯，嗯。 再也不好听一点呢，那个邪魔外道，身遭了罪了，受了苦了，那个好办，啊，这个心如果是误入了歧途， <coughs> 那就比较麻烦。 心地法门，古人讲：若人是的心，大地无寸土。什么意思？嗯， <clears throat> 说说我是的心，我就认得我这个心以后，若人是的心，大地无寸土，和大地的土都没有了，啊？这既是事实。 又是一个譬喻啊！宗门下常讲的“一晨起是大地收一叶落是大地秋”，怎么叫做啊？这个心。 就是大地，大地就是心。何况是大地是心呢？一切法都是心。为什么说是一切法都是心呢？那个一切唯心造吗？都是心造的。修这个心。 <coughs> 就是还我们这个心的本来面目。我们这个心究竟是什么样子？唐朝这个金琦大师、湛然大师曾经说过几句话，这个几句话呢，叫做十种心药 就是我们当人这一念心，从始至终，要就是紧要，就是关要。你掌握了这一点，你这个心的从始至终，你都掌握了。我们现在人人都有个心呐， <coughs> 嗯。 首先问问我们这个心有相没得相？我们大家都坐在这个地方， <clears throat> 人人都有心。我们现在不是讲心地法门吗？想修这个心，想修这个心呢，先要认识这个心。啊，这个心还没找到，怎么修法的？心都不认识，怎么修法的呢？ 啊，就像那个二祖请达摩大师给他安心一样，哎，他说我这个心不安呐。那个达摩大师说：“当你啊，这心不安好啊，你把心来着来，我给你难，是吧？对不对啊？我们今天要心要修这个心，也要认识这个心。 <clears throat> 第一。”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坐在这个地方，啊，认识一下，看我这个心 <clears throat> 有相还是无相啊？如果说你这个心是有相的，那可以说你这心我看得到。 我的心你也看得到，那不有相吗？而事实上呢，你的心我看不到，我的心你也看不到。不但是你的心我看不到，你的心你自己也看不到。人人都是这么一个现象。 看不到，有没有这个心呢？能够说没有吗？不能说，心是有的，人人都有一个心，人人没有个心，没有个心生，那就成了死人了。人人都有个心呐，嗯。 这就给我们说明一个道理：这个心呢，这个一念当然这个一念心啊，没得相，嗯，没得相，没得相就是空的，因为虚空是无相的，这虚空哪有相呢？ 所以，经济大手说：“说复一念无相，谓之空。 <coughs> ”啊，就是这个心，有这个心，啊，这个心没有没有相，没有相，这个心呢就是空的。那么，既然说是没有相，啊，没有没有相，而有这个心。 大家想想看，不得相，有这个心，心是没有相的，没得相就是空的，啊，这个空呢，空不空呢是不空的，它有个心呢如果是空的，连个心都没有，那是空的，空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佛法讲一个空字，哎。 什么都有才叫空，而不是像我们一般所想象的，不空啊！我这口袋空了，钞票没有了，空了，不是这么讲。我们现前这一念心，说是它无相，这是一一面，说这个心的一个方面。既然是个心，繁复的心。 众生的心啊，而是这个在迷的，啊，也不是个开悟这个这个心，就是我们现前凡夫这一念心，这个心是念念生灭的，啊，不住的，念念生灭的，它绝对不会住在一个地方停止不动。我这个人停止在这个地方了。 不动了，啊，入了定了，不会再定。念念生灭，念念生灭。你起一个念头，你这个念头，它不能够无尽而起，无缘无故就起这个念头啊，是不可能的，没这个道理。 他必须有前缘，啊，为这个现前一念心起这个心，作为一个助缘，这个心念头就起下来了。那么起这个念头呢？你这个念头呢？啊，念头，我要成佛啊，我要上成佛道啊，啊。 那么你这个念头落在什么地方呢？落在佛法界。啊，如果你念念都是在这个都想成佛、想成佛、想成佛，那你这个念头就成佛了。啊，说说我要发菩提心呐，哦，大地众生苦，我要度一切众生啊，我要行六度万恨呐，啊，我要地有未空誓不成佛呀，啊，众生度尽方成菩提呀。 如果你要发这么一个心，那么这个心呢，就落在菩萨法界啊。这个心人人都有的，啊，那不是说你也我我我没有，那明明别人有啊。那么还有的人呢，嗯，哎呀，三界无碍犹如火啊赶快跑！嗯 啊，要了生死，嗯，要想做自了汉，不肯发大心，无了生死就罢了。管那么多的，啊，我也没那个力量，啊，这个孤雕写拓，啊，陆地不生莲花，行三百由旬。 啊，第三界呢是空无相无愿，那么这种人呢是小乘人、二乘人。如果你想做一个自了汉，有这么个心，那你这个当前这一念呢就落到声闻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啊，这是四圣法界。 假如说你要是说我这个人现在做人太苦了啊，想找想找点快乐，升天升天快乐啊，啊，嗯，能够吃五戒修十善，啊，那就可以升天吗？那个你有这么一个念头呢，那你就落到啊人天法界。加上你这个动一个嗔心或者动一个贪心。 那你就落到三途五法界，就说你这个心不动则已，一动它必须落到一法界。啊，我们人类会动念头，人类、人我们也是众生之一啊，会动念头，一动念头它都会落到一法界。那我们人类不是具足十法界吗？ 人的一样是一样，那个其他法界的众生也一样啊，啊！依法界里下，用因果来概括，都不出乎实如是，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 如是本末究竟的，那是《法华经》中说的。啊，这个百戒千如，概括十法界，一正庄严，所有一切法， <coughs> 这么多的法，在什么地方具足呢？就在我们当人这个一念心，而且这个一念心还是一念妄心，还不是真心。 啊，真心理像不叫实法界啊，真心理呀，真心就是一真法界。说一个一真法界，尚且是一个名字。这个佛法，哎，你说它浅吗？它还蛮深的。刚刚我们说的，现前这些没得下，盖尔。 动心，他就具足十法界， <coughs> 这叫做无法不备，谓之假。啊，一念无相，谓之空。这个空跟假呢是同时的，而不是说先有空后有假，也不是先有假后有空，是空假同时。 <clears throat> 说我们这个语言呐，人的这张嘴呀，它不是万能的。说话是有前有后的，一个字一个字的，一句一句的，好像是有前有后。道理呢是没有前没有后的，同时俱足。就是我们当然现在这个一念心。 哎，既是空的，又是什么东西都有的，啊啊，这个叫做什么都有，空有，同时呢，这叫做中道，嗯、不以不以为之中。就是说，我们现在说修行，我们先认得这个心呐，先要把这个心认得以后，啊。 你再立一个标准，把我这个心修到什么样子，合乎这个标准，用什么办法修？ <clears throat> 啊，你看那个人，他修好了就睡着了，嗯，还没睡醒啊，嗯，用什么办法修？ <clears throat> 我们现在这个心，从因果来讲，我们既然是凡夫，啊，凡夫当然也有果，这凡夫嘛，人也是果啊，嗯，都来做人，这个人就是果，果报的果。那么人有长短，有男女，有老少，有贫富贵贱，哎，那就是报。 现前这一念心， <clears throat> 我们现在是做人的这一念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在这一念心，自己要掌握在这一点啊。本身呢，它就具足空假中啊，一心具足三法。说这个心。 什么样的呢？空的，这空的。什么叫做空的呢？什么都有，叫个空的。同时的，没有前后，本来具足的，这叫个性质。 <clears throat> 所以下面呢那个经济大师就说了，啊。 再反为三阴，再生为三德。舍柱则除后同下入海则浅身逆流，自利利他，在此而已。 <coughs> 精气大师是为一位了不起的天台家的一位啊，一位祖师， <coughs> 著述丰富啊。 他在概括的心地法门呢，说了这么几句话：说再凡，我们现在是凡夫啊。 <coughs> 凡夫是因地我们都在因地，我们没有没有正果，也没有成佛，也没有开悟啊。什么因呢？有三因，这个心呢有三心的，这个凡夫因地心啊。 有三种相，一个呢是了因，一个是原因，一个是正因。 <coughs> 啊，你不要向外持求。啊，你把这个道理就归纳你自己本心。啊，何时何时，是不是这个样子？ 什么叫做了因？了因，了了就是明了。什么叫做明了呢？知道痛痒，肚子饿着晓得饿，啊，晓得好歹，就是一念，既不然不是木头，也不是石头。 你是个有情，啊，就是一念明了，就这个心，这叫做了因。说是一切众生皆有心，有心的就是有这么个心， <clears throat> 啊，它区别于无情。无情是木头，你打它。 他也不晓得疼，骂他，呃，他也不晓得这个啊怎么样，这不有没得反应？那个友情就不一样啊，你打他晓得疼啊，你骂他他不高兴啊，啊，这个了呢就是这么个明了这么个心，这个叫做了因，一切众生本具的没有这个因，那就是死人。这个呢也是一个因地心了因。 嗯，那么这个心怎么样子升起的？这个心怎么起来的？怎么来的？怎么产生的？佛法讲因缘所生法，我们凡夫这个心从凡夫。 到圣人也要靠助缘，这个缘就是助缘啊，何许说是这个增上缘，缘是这个缘。我们这个觉悟之心，一般的众生讲到佛法，那他没有觉悟的，不懂佛法叫什么觉悟呢？在世间做人，啊。 忙事、忙穿、忙家庭、忙儿女，就忙这个事儿了，那就谈不到脚务。啊，但是他这个了别之心呢，这个了因之心呢，仍然是具足的。如果说我们像是消佛的人，啊，有了觉悟了，这个了别之心，这个教了之心，啊 这个心啊，那就与众不同了。那么你这个佼佼之心从什么地方来的？自己无缘无故就会产生啊，是不会的的，啊，那要靠助缘，如果这因缘所生法，包括我们这个心，也是因缘所生法。如果你要不闻到佛法， 你怎么有今天的觉悟呢？如果你不是不断的闻佛法，你的觉悟怎么会得有着今天不断的提升？哎，好像是我，现在小佛比我前五年、前十年好得多了，明白的东西多了。从哪来的？靠外边助缘的哦。 啊，他刚不是打气啊，他也听了几句，心里想明白了一点啊，到那个法师讲经又听了几句，他又明白了一点啊，就是用这些个外援啊，资助你这个本心，提提高你的觉悟，这叫做缘因。嗯。 元音跟了音起作用，那你这个正音呢就显现的。而这个三心是个三音，它不是三个心呐，一个心。那具足三音这个道理，这个再翻为三音， <clears throat> 有了这个音呢。 我们就在因地心上呢，就修果地角啊，因地心果地角，那么因地心果地角，这个因地心必然与果地角要相一致。如是因如是果嘛。了因修成功了，那就是般若的啊，他有智慧啊。原因呢，原因就是写作的。 啊，所以，我们这个了因之心，借原因来提升，我们叫个提升啊，不断的升华，不断的提升。什么叫做原因？啊，福德智慧都是一个助缘。我们平常说的福智心灵啊，嗯。 处置心灵，啊，生西方的人也要讲究一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个福德因缘是非常重要的，那包括我们参禅的人也不能够离开福德因缘啊，什么事情都是修来的，啊。 因缘成就了，那么你用功办道，身安心安，哎，我们说四缘具足。什么叫四缘呢？人缘、饭缘、法缘、地缘。啊，你这个四缘具足了，你跟在这个地方呢，吃饭也吃得香，啊，对于这一法你也感兴趣。 人缘，人呢，大家相处在这也能够和睦相处，乐和同居。 <coughs> 地缘，你站在这个地方呢，身心安泰。那么这个四缘从哪儿来的？修的来的，培着的来的，哪有现成的呢？所以这个缘呢非常要紧呢怪不得我们这个佛法。 都是佛法讲因缘呐，因缘所生法呀，啊，都不能离开因缘。三因修成功以后呢，这就成为三德，再分为三因，再胜为三德，了 <clears throat> 因是般若的，缘因是解脱的，正因是法身的。 三因三德，因果是相一致的。修道的人像什么样子？他举个譬喻，啊，这个射 <coughs> 柱则除后同相。从道理上讲，离无二致，心腹即众生事上无差别。射柱，什么这个射柱呢？射。 就是宝鼎射明香，这个射就是把这个香，把这点炒点燃了，它叫射住，就点一支香。 <clears throat> 你看我们这香桌上，每逢坐香，把这点香点着的，我们叫坐香啊，点这个地方，香点着了，啊，你看这个香的香味，从开始点着的香味。 跟这支香燃到最后，那个香味是不是一个样子呢？一个样子，这叫做蛇柱的除后同相，一个样子，啊，所以古人讲，行阴治果之时，始终不动，就是这个除后，啊，这个这个这个，啊，蛇柱的除后同相。 这是要理，要是来修呢。我们这个修行用功办道啊，啊，那就有浅深呢，啊。你功夫用得好，精进，很快就开悟了，啊。如果功夫用的不好，不精进懈怠，啊，啊，慢慢慢慢不要才能够开悟。 功夫深了，见理也深。啊，人就开悟，啊，大悟十八个，小悟无其数呢。那个理是不是有浅深呢？啊，就是要修来说呢，是有浅深的。法身大师还讲四十二位呢，那不是有浅深吗？我们上学一样，有小学，有初学，有中学，有大学，那也有浅深呢。啊。 那么这个浅深，要是从学校里来比喻，小学也是你这个人呢；小学毕业了上中学，中学还是你这个人呢；中学毕业了上大学，大学毕业还是你这个人呢。一个人贯穿全部的学历，人是一个，但是你学历就有浅深的。 啊，这支香点起来，最初的那个香的香味，跟这个香点了的这个香味是一个味道，是一样的。这竹后同向啊，入海这前身一流啊！你像我们想想到到大海的，像大海。 深广是不测的，但是它也有深的地方，还有浅的地方。才下大海，在海边上慢慢下去，哦，好像是蛮浅的。越走越深，越上海里走越深，甚至没得底。 <clears throat> 那么修行也是这样子啊佛法大海就是法性大海啊。 进入法相大海，那是有浅有深的。啊，你看我们虚云老和尚那一年到高木寺来打棋，哎，虚云老和尚吃云前戒，说你们先走啊，我吃云后走。那个高木寺在江北，啊，那个九华山那个地方在江南，要过这个江没办法，嗯。 是银仙界身上没得钱，过百度百度呢毫不客气，也不肯借缘没得钱不摆你，老和没得办法，就走走走。他说：“这个香啊，看起来，看起来好像水并不深，叫涉水而过。”哎，在江边呢就浅，啊，江边就浅呢，才下去了，呃阴暗暗深，那越走越深，越走越深，一下子。 不通一下子掉下去了，没得底了。啊，从理上讲，除后同向；从事上讲呢，入海就有浅深了。那我们这个修行用功办道也，哎，你既然不是上根立智，还不能够一脚踏到底。嗯。 有一个老修行，参莲池大师。嗯，老修行嘛，外头行脚啊，啊啊，两个外头行脚嘛，那个脚嘛都是烂泥脚哎，哎，像现在下雨了，嗯，莲池大师就问他了，他说两脚带黄泥，必是远来的，你是从远路来的，两脚带黄泥。 那个老修行回他一句话：“他说，‘久闻莲池水，特来洗脚的。’嗯，哎，莲池大师一听，还好，哎，来者不善嘛，啊。”莲池大师说：“说我莲池深万丈，恐怕要淹死你。”你看看，啊。 那个老兄就怎么说呢？他说：“两手握虚空，一脚踏到底，无论有多深，我能踏到底。”你看这古来的人呐，讲功夫啊，讲见地呀，都是微妙不可思议的，啊！让我们听听也高兴啊！嗯，我们没得这个本事啊，啊！两脚踏到底， <coughs> 什么人呐？啊！ 所以，成佛的道路，你说再远吧，是蛮近的，啊！只要你能够放下，你能够当下就是的。不能够放下，不能够承担怎么办呢？那就要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的，好好发这心的用功。大家发起心了。